değil.

手拿中共五星旗，以激进言语和肢体诋毁法轮功，被指和大陆密切往来的爱国同心会正在挑战台湾的民主法治价值。我们的记者带您直击台北一零一大楼广场，看见中共文革式批斗场面，竟然大辣辣的出现在民主台湾。民主，民主。 挥舞中共五星旗，拿着脏话看板与高音喇叭，一群人自称爱国同心会组织，来到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场合，公然用肢体和语言发动诋毁攻击，谩骂攻击中坐轮椅的路人与脚踏车骑士想要快速通过现场，但又怕被同心会用来围地的布条绊倒。他把共产党丑化法轮功的那一套说辞，那些所有的说辞。 来，就当场在那边讲。形容一零一大楼外，有如中共文革式的批斗。计程车司机李先生，因为当天所排班的车辆在最前头，让他完整且清楚的看到一整个过程。那个共产党怎么去残害法轮功？什么活体器官捐、活体器官挖器官啊那些的影片，然后一直一直喊，那但是法轮功从头就反正就是静静的在旁边。 旁边就是还不吭声，他也不讲话，啊，就方便。然后那那个女的从头到尾一直在讲，然后放扩音机放的很大声，很大声，那个大概一百一一百多公尺都可以听得到那个声音。 同心会会长周庆俊与陆籍妇人张秀叶等人，其实早在今年五月就被台北地检署以公然侮辱罪与加重诽谤罪起诉。周庆俊去年还因为妨害自由被台北地院判刑，而同心会的扩音器，竟然两个月就被检举了十二次，高达八十八点二分贝的噪音污染，环保局最后开出三万元最高罚款。然而同心会依旧如故。 跟我们台湾的那种文化不太一样， <laughs> 这还蛮让人家不舒服的。下雨的傍晚，同时间、同地点，只有等车的大陆游客和举着反迫害展板的法轮功学员静静伫立在雨中。同心会的煽动行径到底所为何来？引起了立委与学者的质疑。如果你已经跨越了一个特定的红线，甚至在配合中共去打压特定的团体，譬如说是法轮功。 在这件事情上面，如果是用暴力的方式，是用威胁的方式来予以处理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政府就必须要强而有力的来加以介入。爱国同心会，我不知道他们爱的是哪个国家。法轮功在一零一前面做一个中国大陆真相的展演，讲述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权的真相，它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活动，也应该被保障。 迫害延伸，同心会仍然持续鼓吹中共一国两制，甚至煽动陆客加入大楼外的批斗行动。一个晚上，周庆俊拿着高音喇叭，在仅两步的距离，对着一位手拿展板的女法轮功学员狂吼，用言语做指向性的侮辱。 这时，一位小男孩从旁站出来，双手展开法轮大法好的布条，静静看着同心会成员。一位女法轮功学员也不发一语，拿着反迫害展板上前。看到两方态度明显反差，有大陆游客会索取法轮功反迫害资料，但同心会成员却以摄像机拍下拿资料的大陆旅客，用途为何仍然未知。